大家好， <laughs> 大家好，我是西西里亚。大家好，我是 Q P。嗯，这一期， <laughs> 首先先仔细的告诉一下大家，你现在在位置是哪里？ <laughs> 我现在的位置是呃，美国西雅图，呃，我我的 apartment 当中的厕所。 紧 <laughs> 接着，同时还 FaceTime 我，然后我一看说，为什么你要在马桶上面？然后再 <laughs> 再一看，哦，是他是坐在一个转椅上，但是转椅的背后是他的浴缸。对呀，拜拜托你家马桶正对着洗手台，上面还有个镜子，你要一边那什么上厕所一边照镜子吗？ <laughs> 那你为什么？这你告诉下听众朋友，你你为什么现在要在啊厕所里面录音？ <laughs> 呃，因为因为我那个最近就是我的之前的室友，然后来找我一起住，因为我住一个 studio 嘛，就是一间就很很小。然后呢，就他等于他现在我们大早上起来，然后他还没有起，然后我就为了不耽误我我跟 Q P 的网红事业， <laughs> 然后就 <laughs> 就那个只好在厕所。哦天哪，这是节目要直播我被热死了，直播直播我没气儿。 嗯，你在节目结束之前应该会被闷死吧？对，我现在就觉得超级的热，而且没你们没有注意到我的声音 <laughs> 哦。当然，可能听众朋友们啊，因为我声音本来一直也不是很好听，但是我今天声音就是格外的难听，因为我刚起，因为我刚起床，然后就是感觉嗓子都是那种公鸭嗓，现在。对啊，好奇怪，就是现在已经早上，你现在当地时间早上十点钟了。 然后你的室友还没有起床， <laughs> 然后你才刚刚起床。我早上七点半就起床了，好吗？就是可以看见大家的这个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啊。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你已经提前步入老年了吧？ <laughs> 你怎么？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养花养？哎，你还真的有？你不是有种种花什么的吗？之前？对呀，我有，我有，我有种那个 mint，然后种那个 time。 我的妈呀，Q P，你已经，那你，那你现在做这些，你以后老了怎么办呀？都继续种啊！ <laughs> 就是现在只种几盆，老了以后种一个花园，对，一整个院子。哎呦 a n y w a y 吧，反正对，今天就是非常艰难的开始这个录制。 而且我们我们都没有什么 topic 嘛，就是要告诉听众，要告诉听众朋友们一件事，就是我和 Cecilia 平时完全都不联系， <laughs> 然后到了周末要录节目的时候，我们是在录节目中的时候 catch up。 你知道吗？我们对，所以，我们，所以我们节目的就是每期的最开始就都会扯一些有的没的，就是我们想互相了解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就因为我们平时就是完全 unfriend，就是根本不联系。主要是子琪大实在太忙了。姐姐大，先汇报一下你最近开始工作的状态吧，因为你不是，嗯，呃，之前也是一直在。 unemployed 的状态，然后，然后现在这个告别了这个 unemployed 的这个 depression，现在终于开始工作以后，汇报一下新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就是你很快会被开始工作之后的那种难受的感觉，然后替代你 unemployed 那种难受， <laughs> 就是反正永远都永远都不会好受，对，永远都不会好受。然后其实我觉得我那个新公司就是最开始去的话，因为其实。 我我都有点忘记了，就是你刚开始一份工作的那个感觉。但是我这次开始了之后，我就觉得还真的是挺困难的。就是你同一天要记住很多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你这个小到你这个电脑的 password 呀，然后你办公室里面各种人大家都叫什么呀？尤其你知道美国人那种什么 Michael、Mary、John 什么，你根本不 care，你根本记不住，你知道吗？就是，然后每个人就是来跟你自我介绍，或者就是你们认识之后。 你还其实你还是有点记不清楚他们究竟叫什么，然后大到就是说，你你这个哎哦天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总分句突然想不到大到有什么， <laughs>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比如说你你工作的就是一些呃一些新的东西要学呀，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互联网公司，然后它就是有一些产品。 但是这个产品我以前自己是完全接触不到，然后我自己也从来没用过的一些软件，然后我就要去学他们各自都有什么功能，然后就是要学到一些就是比较细节的东西。然后第一周还跟我们各种工程师，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要给你讲啊什么的，然后就我觉得他们眼里也是深深的绝望吧。然后， <laughs> 然后我也就是你就因为而且有的就是你问他他就说啊这个你不需要懂什么的，就是或者就。 是说就不知道从从哪里开始教起， <laughs> 对，因为他觉得你一无所知，你知道吗？好，我们赶紧。那那你最近有什么 update？我最近就是我今天晚上，因为我不是搬到波士顿有两周了嘛，现在终于 settle down，然后啊，今天晚上要开一个嗯 house warming。我靠，你为什么这么哦天哪，你这过的简直是小清新的生活。 也没有啊，就是就自己在家什么种菜，然后早上又七点半起，然后又嗨什么 house warming party。但是就是我这两周就是啊，怎么说呢，就是 set up 我的一个新的 daily routine 吧，就是我现在啊，基本上每天的锻炼都都都是去跑步啊，然后做那个，呃，做那个做那个台阶，爬那个台阶。天哪！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感觉就是已经啊减了两公斤了，两。哇，你好厉害！我最近可能胖了五千克吧，我觉得， <laughs> 因为我最近最近不断的有就是朋友来找我，然后我们去吃饭什么，然后又吃胖了好多，感觉。嗯。这就是一个工作中的人和一个没有工作人的区别。 <laughs> 就是我觉得还还有一点就是，我之前我这这两周我很很很明显，就是因为我这两周都跟我美国的朋友一起 hang out。 然后就深深的被影响，就感觉我之前过的是他妈什么？嗯， <laughs> 就是就是因为就跟他们一块儿锻炼身体啊，一块儿做运动啊，然后一块儿 hang out，然后就发现啊，原来他们的生活过得是那么的健康，然后我过的之前那么不健康。而且就还有一点很奇怪，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文化还是我个人原因，就是我之前觉得每一顿饭都需要有一个主食，嗯，就是就 either could be 就是。 米饭，要么就是面食，要么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别的，或者是呃玉米或者什么样，反正是要有一个主食。啊。但是同时还要有什么或菜或者。这就是我呀。对，但但我现在发现，其实没有必要，就是因为你一旦每一餐都有主食之后呢，你就很容易胖，而且很难减，而且每天就很麻烦，你每天就围绕在三餐上生活，你没有别的时间。然后我把这一点就是从美个同学朋友身上学到之后，或他们告诉我之后。 我发现我整个的生活每天都有很大把的时间，因为我就是一下子把那个吃饭的时间大大缩短了，然后同时吃的很很健康，然后就不用洗那么多东西，或者是做那么多东西，然后啊，然后花的钱也少了，对，而且还很健康，就是因为你发现，哎，好像只是比如吃个午饭。 我吃一个，比方说那个 m e a t b a l l 然后再带一点点的那个 steamed broccoli，这就够了，根本不需要一个主食。同时我吃的很饱，而且而且就吃也不会觉得过饱之后就会很瞌睡，就会打不起精神来。然后我现在发现每天就可以大概睡七个小时，但精力充沛，然后吃的也比较好，同时花的就是花费在吃上面的钱比以前少了。 而且整个状态很好，虽然还是很好。就是就是你讲完这段话，我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未来要怎么跟你做朋友了，因为，因为这是就是这真的是 too healthy to be my friend。而且我真的每天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我每天吃饭，而且我经常就是 social media 就是剖剖我的一日三餐，你知道吗？ <laughs> 然后就是，然后我就觉得吃饭真的很开心哇！天哪。 当然，当然，我觉得你你的生活方式是确实是非常健康了。嗯，我觉得我现在在探索一种新的方式嘛，就是，OK。我昨天还跟我美国朋友说，我说就是这个各种生活方式之间没有好坏，完全没有好坏，而且我觉得中国人以饭作为一个你每天围绕的这个核心话题是非常重是非常非常好的。比方说你啊跟朋友们聊天儿，catch up 在饭局上面，然后谈生意在饭局上面。 然后你可以 go on dates 在饭局上面，就是你，就是就是你，就是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内容。但很多美国人他们吃饭就是纯粹就是为了生，就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活下去。对，对。然后他们的这个嗯，怎么说？他们的那个开心的来源是别的方面，就幸福感来源是别的方面。比方说你啊，就单独和朋友一块出去玩，然后或者说怎么样？对，就是就是很好的，是对，就是 separate。 然后我发现，哦，真的 interesting，interesting，interesting， <laughs> 对，然后我现在也在探索这样的，但是我就觉得，嗯，感觉好像生活中完全不一样，就是反正就是过去的两周吧，就是感觉生活非常的啊很大的变化。哎，我们今天正题赶紧说，就是今天呢，就是我们想聊的话题就是鄙视链，就是最近想到的一个题目，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鄙视链。 因为我觉得“鄙视链”这个词儿最近很火，就是各种东西都有鄙视链。比如说最近很火那种，呃，就是相亲鄙视链，就是说你呃，现在大家家长都会拿着孩子照片什么去相亲，然后就是说京京籍京户的就会鄙视只有京户的，然后什么京户的就会鄙视呃外地的，然后外地的再鄙视。 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一三还有再分城市啦，什么就是一线、二线、三线、十八线，然后什么， <laughs> 然后还有工作，然后比如说你是呃月薪多少啊，然后呃有房有车还是怎么样，然后身高，但好像我觉得就是整个笔试练过程中就根本不需要这个知道这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或者这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就你完全不需要了解，你只需要把各种条件列出来，然后一对比就行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相亲笔试练。 就是相亲，谁在相亲？是这个，或男女方的这个父母在相亲，还是说男方对，就是这个 o r i g i n a l l y 这篇文章是说男女方的父母就是在公园儿里面，就是像那种相亲角啊什么那种，然后去相亲。但是马上就有另一篇文章出来，就说九八五九八五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之间的相亲鄙视链， <clears throat> 就是有那种， <clears throat> sorry，我这个。 这个起床就是我每天就是直到中午才真正的 wake up，然后 <laughs> 然后就是然后就是说，其实九八五的学生，然后他们也会以找那种第三方的相亲的那种机构，然后那个他们也会就是把个人信息填上去，然后填自己的意向什么的，然后根据那个数据统计，其实这些学生这些人本人跟他们的父母是一样的。 只是他们看中的点可能有些许出入，但是大致上其实是类似的，也是说看名校，然后什么房有房有车，然后户口什么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嗯。但但就是嗯，首先就是我不是想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对，但是总对对对，就是但是我想说就是就是我觉得美国的这个 dating 啊 market 也存在就是想找条件更好的。 但大家同时也会看很性格，就是当然有什么 g 低 r 了，但是就是 <laughs> 但是就是大家会绝对会就是我觉得想说就是虽然我就我不是想就是说嗯同意就是那些相亲鄙视链，我是想说就是客观上讲各个国家，我觉得至少美国也是有这种嗯，就是希望找一个物质条件和自己相符合的以及之上的。 但同时，他们也会在看性格各方面的东西，就是两个人相处，嗯，合不合适，就是，但就是，但是但是就是听你刚说这个，这个文章讲，就 <clears throat> 是纯粹只是看物质的，不看性格。而且他现在看到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细节、令人发指的地步。其实我觉得从现实来讲的话，就是。 真正就是特别牛逼的人和那种社会底层的人，可能他们根本不会接接触到，就是他们可能他们可能根本不会认识彼此。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凡是能接触到的这些人群，他们说明他们的呃各方面可能都是在最起码是在同一个区间的，他们还会认识，然后就彼此朋友什么的。 所以说，在这个在这个角度上来看，他是不是有北京户口，或者他是有别的地方的户口，然后他的工资究竟是这个对吧？一万两万，其实我觉得这个差别不是特别的大，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可是这个所谓的鄙视链，他，但这个我我觉得所有的鄙视链都是包含不进去，就是最顶层的人和最。 低就是低于鄙视链的人，这高于和低于还有大部分的空间，你知道吗？对。然后只是在中间的这一小撮人，他们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焦虑，然后在为了证明自己就刷自己的优越感吧，可能是，然后就就 work out 一一一套这种鄙视链。其实这个鄙视链里面就是很多东西没有差那么多，就这个这个鄙视链存在的意义，我觉得就就不需要对。 一个月挣一万五跟一个月挣八千没有本质的区别啊，我觉得就是那个钱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就是这还是有一定区别。是吗？就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这不是找对象的一个核心因素，你知道吗？就是我自己一个月挣八千，我当然是想每个月再多挣，我想一个月挣一万五，但是不代表说我一定要要求对方说你必须挣一万五，那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九的那就不符合我的要求。 对吧？那其实好，因为就是我觉得像比如说工资的话，是通过大家各自的努力，然后包括房子什么这些，都是未来才会考虑的一些事情。因为我现在我日本室友在这儿嘛，然后我也跟他交流一些就是日本的年轻人的想法，然后像他就说他是不会要求男方就是在他们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有房子的，因为日本人可能到就是最起码要就是就三十岁往后，然后四十岁、五十、五十岁甚至是五十岁。 才会有自己的房子，就他们在这之前一直都是租房，所以而且她觉得说，她要先跟她未来的老公结婚，结婚完了之后，至于买不买房，应该是他们一起就是共同做一个决定，这样就不像现在，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相当于大家比如说要求男方可能现在必须有房子，可是很多人我觉得二十几岁结婚。 你怎么就大家都是同样的年龄啊？就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可能对方也很难做到。所以对呀，而且我觉得你要买房，肯定就是基本上就在要求对方的父母来买房，就给孩子买房。对，因为他自己做不到这点，只能是靠他爸妈。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父母没有义务给孩子买房啊， <laughs> 就很奇怪。就是我，又我又觉得，很整个我我自己其实我不是很理解，我就不明白，嗯，其实我可能自己可能是。 不知不明白情况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大家怎么为什么都这么的着急焦虑？就是一定要有学区房，一定要有那个你的户口，一定要有房子，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以后你知道了多么多么重要。然后我就觉得，嗯，一个人生活难道不是应该在乎很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的精神上的，或者说一些呃朋友们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追求，就是就是你守着一个。 公寓有，一个很不大的公寓有什么用呢？就是我我所以我不是很能理解了。 <clears throat> 是我也是觉得，确实是现在结婚真的是感觉是大家都各自把各自的条件然后摆到台面上，然后互相对比那种。然后包括我们就不光其实不光是相亲，还有包括什么出国留学的鄙视链。 就是什么那个美国的笔试，什么澳大利亚什么之类的， <laughs> 特别特别奇怪的那个，还有名各种名校的什么藤校笔试、非藤校那些。对，其实你说到就是学校的笔试和留学笔试链嘛，就是啊，我其实觉得本质上就是比方说美国学校笔试链只有藤校和非藤校，但是你要回到一个就是你去问藤校的学生的话。 其实说白了，美国只有一个笔试，就是哈佛和黑非哈佛，我觉得。然后你，即使你要问到哈佛学生的话，就有哈佛本科跟世界其他所有学校的任何专业任何学位。跟世界其他所有学校。对啊，就是就是基本上就是哈佛本科就代表了一个高度。然后，嗯，其实哈佛本科也不怎么强，就我觉得哈佛本科哈佛 PhD 吧，拿个哈佛 Master 也没有什么。 可以值得炫耀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像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要鄙视链的话，那可能就只有一个哈佛本科或哈佛 PhD，Other than that 就没有就没有一个必要去有一个练，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就只有只是说对，只是说哈佛本科或哈佛 PhD 比较难申请，然后又回到那个就是，嗯，我因为我不是现在找工作嘛，你之前也在经历过找工作整个这个阶段，就会发现学，我觉得学位嗯和学历。 学费有有有用吧，但是我觉得学历哪个大学毕业的，就是如果你不是呃最顶尖的这个行业的，然后或者说你不是，就是呃你在找工作的这个市这个本本市的这个大学毕业的，就哪个大学毕业没有在美国没有本质的区别，我觉得还是看你的经历。我觉得美国的很多公司非常看你的工作经历。 你之前的 professional experience，他不，而他不会在意看于你，比方说你是美国前十五还是前十六，那个十五十六有什么区别？就没有，没有任何区别。即使是哈佛学生也没有，因为我我有很多哈佛的朋友，就是即哈，即使是哈佛找不到工作的也有一大把，找到工作的也有很多，都是靠爸妈，就是或者说靠自己别的 professional experience。就是这个大学只是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个学历本身并不能够能够保证你比别人要。 高级优等，也这个这个学历本身就那一张证书并不能够给你带来任何的 privilege，它只能就是告诉你说这个证书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你利用它可以找到你比较好的 network，然后你利用它可以找到一开始最好一个比较不不错的。而且而且这个平台应该是它让你能就是更好的实现你自己的梦想，而不是说你看鄙视链顶端的梦想是什么，然后你就要就贴在上面。 就并不是说你你要利用这个你有这个平台，所以你能到鄙视链顶端，而是说，比如说鄙视链顶端现在是什么？不知道程序员吗？还是什么 <laughs> 金融还是之类的？就投行，投行就并不是说你你你你这个平台的意义是让你能在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当中就是做到顶尖，而不是说你可以走到那个鄙视链的顶端。对，而且我自己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一个行业都有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啊。 就是，假如大家的追求是钱的话，那么你你你你哪个行业不能够做到极致呢？不能挣到很多钱，那每个行业都可以啊，对吧？但是这个中间花费的时间和力气可能不一样，就是有一些行业可能更难做到顶尖。 然后有一些行业可能就是现在门槛比较低啊， <laughs> 这样说话好得罪人。门槛并不是门槛，低，就可能机会比较多。现在更是正是风口的一些行业。我觉得你说的有一部分道理，但同时就是我想说，这还跟个人的那个兴趣爱好和你所擅长的事情有很大对对，就是就是，假如说嗯，我去做一个我不感兴趣，然后我不擅长的，但是容易就是 so call 的容易挣钱，或者说比就是比视界顶端的东西。 那因为我第一是我没有那个能力，第二就是我没有那个兴趣，我根本做不好，还不如就是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是大家鄙试鄙试，在在在那个笔试的底端，比方说某个像又就说别人某个人文社科的一个一个学科，是我特别擅长，然后我又特别喜欢做的，但说不定就是我做我因为我对它有 passion，然后我有这个天赋或者这个能力。 说不定做就比别的还好吧，它可以挣大钱，就假如如果大家的大家的这个目标钱的话，对，其实我觉得鄙视链的就是反映的一个思想，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短视，就是有有一点点急功近利的，就是鼠目寸光。哎呀，这样说好像也非常得罪人，但是我觉得确实是 short sight，就是你看不到更远的东西，就是你只是在看现在大家可以拿出来比的东西，然后就开始比了，其实没有那个必要，就未来还很长。 对，而且我就是我自己，嗯，现在的感受就是 who cares，就是就是你你你真的就是你可以，就是你认为你在任何鄙视端鄙视端的顶鄙视链的顶端，然后但是我不 care 啊，就是我根本都不在乎，就是我交朋友或者说我的生活圈子跟那个鄙视链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我去判定你是我的朋友，比方说我会去 date 某个人。 根本不在乎他，你在你搜靠那个你是你是 top 十一还是 top 十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我只是看你这个人，然后就是当然会看你，就是大家的这个经济水平啊，或者说大家的这个这这个呃怎么说呢？大家的精神追求啊，各方面。但是就是比方说你各个太太细节的比较，就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对我觉得，对的，对的，嗯。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实生活中能跟你发生交集、有接触的人，肯定都是。 就是有原因的，就是就是你你如果再把这些人再分三六九等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没法活了，就是可能只能跟你想象中的那个。所以鄙视链最顶端是北京户口的，然后有房有车的，做投行的，然后那个哈佛毕业的， <laughs> 然后什么， <laughs> 对，就是你你你这样找的话，你可能就是太难了。 如果然后这样的，然后同时他必须保证爱你的，然后不会啊，就是就是耍你的，对吧？然后就是然后同时你也喜欢，同时他人长得很帅，然后同时身材也很好。 同时性格也很好，同时什么就是婆婆，然后那个就对方父母也很很好，对方父母又很好，对。那就各方面就是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男生会让女方就是我跪在他们家擦地吧。对，而且就是我就是我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想跟大家交流，就是因为你去追求跟你就是跟你差非常多，比方说他比你好太多，就是他万他万事都特别好完美，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 然后他哎特别爱你，但问题是你各个条件上跟他差很多，你是不会幸福的。比方说他跟你交了很多东西， <laughs> 不会幸福，就是就是基本上就很难。就是因为比方说就是就是你，假如说你拿他的钱去买东西，或者说就是就是他给你讲的什么精神需求，然后你完全都不明白。然后你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他根本不喜欢。然后然后比方对啊，就就是两个人就完全就没有一个呃，我觉得吧，就是找一个嗯跟你。 条件差不多的，然后呢一起奋斗的，然后一起相似的目标的，我觉得这个是，这是一个最完美的情况下，你去去找一个亿万富翁，我觉得啊，我可以理解有些人会想这样改变人家的经济情况，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好像嗯，对我来说，我感觉不到特别大的这个满足感在其中。我觉得满足感最大就是找一个跟我相似的情况的，然后能够为之奋斗，然后大家能够一起取得一个呃。 成果，或者说，比方说，一起达到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不是很好吗？对，而且对我很同意。而且之前就是经常就是说强调说门当户对嘛，但是后来又说就是其实精神上的门当户对更重要。就并不是说两家钱必须啊直接把所有钱都取出来，然后大家一点点数，看看两家钱是不是一样多，而是说就是可能你的嗯。 背就是可能你成长的环境啊，然后还有你一些经历啊，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构成了你们精神世界是相似的，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你的三观什么各方面才能更加契合，我感觉是这样。对，而且我觉得找找伴侣找 partner 应该就是找，其实就他，你的 partner 其实本质上就是你的 best friend，然后你。 对啊，我一直非常同意啊。对，就是就是你跟他。但是后来就真的全部变成 best friend，但是然后就没有然后。 <laughs> 不是，就是就是本质上我想说，就是你的 partner 其实是你 best friend，然后就是你们两个人就是在一起大部分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就在聊天儿。 就是那那你就是就但是你不能对着大家一起数钱吧，或者大家一起就是说 <laughs> 户口数钱对啊，把户口那个什么那个户口本读几遍，就读一百遍每天。就是问题是你在一起难道还不是为了交流吗？但是而且我觉得呃每个人差别还挺大的，性格方面呀，然后就能找一个跟你聊得来的人，就是每天不烦你的人是很难的。我觉得这一点每天要。 对，真的是大实话。就 Q P 说了很多大实话，就我完我完全同意，真的。而且我觉得，其实确实是现在可能怎么说呢？可能有些东西，现在个人奋斗越来越难了吧？或者包括社会上，可能大家看很多人不是通过个人奋斗，而是通过一些别的东西，然后就是就是 climb the social ladder 了，然后就是爬到爬开始社会爬，然后就会觉得很不公平，然后就希望利用自己所能经历的一切东西，就包括留学，还有。 什么就是相亲结婚，然后来，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是非常的着急，其实就跟大家都非常的焦虑，我觉得。对，而且我想说，其实我觉得你有什么，啊，因为我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些体会了，我就觉得，就是你都不，我觉得，就你有什么，他肯定都在。就是你当你去展现到给，就是你不需要告诉别人你什么户口，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摆在台面上。当你就是坐下来跟人聊天的时候。 你有什么就全部都展现出来了，就不自然的展现出来了。就是你你留过学，或者说你你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你的家庭什么样情况，然后你什么样情况，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都展现出来，你就不需要就是一定要就是你写在白纸黑字上，年收入多少钱，然后什么什么，样，对，就我觉得我其实我觉得那样有一点点，有点。 怎么说？我觉得我有点不太舒服，感觉就是对我觉得没有必要。感对，感觉是大家就是在互相那个，就每个人像货物一样，就是你在非常那个世俗化和那个物化婚姻这件事情。对，而且我觉得他们，我觉得那个好像跟我所想象的婚姻是两件事情。那个婚姻更像是一个家庭的结合，去去完成你的升职以及你的那个怎么说呢？物质的需求。嗯，对啊。 不是说什么两个北京人结婚就像两个上市公司，然后什么合合起来了，然后什么一起更那个什么，唉，嗯，嗯，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很难做一个 comment，我就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处，但是我觉得如果还是看个人吧，就就我个人来说，我更追求一些啊精神上的一些这个精力上的东西。 就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你你你追求这件事情没有错，就不是谁对谁错，就是你你你你任何就是一切皆合理吧，就是你有这个想法，这都是 OK 的。但是大家做事情不要太过，然后就是不要过于的追求这，个，然后做一些非常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善良的事情，这个是我接受不了的。嗯嗯，而且我觉得就是物极必反，就是就是你要是 <laughs> 真的是是为什么？是贪吗？ 对，就就你不要太过，就是这其实你啊，如果太追求太怎么说费尽心思的去去去去做相亲这件事情，反而适得其反。我觉得就是适当的，就是去啊去相亲。假如说有着相亲的需求，去相亲，然后就是不要太 serious，反而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嗯，是啊，对啊。其实我觉得不并不是说我们反对，其实我觉得相亲还蛮好的。我个人我个人是完我完全觉得相亲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就是可以是一个 OK 的形式啊，对啊，我觉得嗯，如果就是主要是你的 source，就比方说你的 source 特别好的话，我觉得会特别好啊。嗯，大家都希望找一个特别合适的伴侣，然后我觉得嗯，的确一些物质条件会会决定一些人的一些性格、想法、需求。嗯，就主要是看这个 source 对。但而且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美国相亲，嗯，偶尔有。 但非常 <laughs> 非常的不常见，我在想我们国朋友们，然后就是大家，大家基本上都是在，就是比方说朋友圈里面，也不是朋友，就是大朋友圈里面去 date，然后就是要么就是 online dating，对吧？然后一些 apps，对啊，我觉得是的，嗯，对，其实对现在觉得这件事情，对，还真的是挺有压力。你爸妈有没有催婚？没有啊，我爸妈从来没催婚过啊。然后 <laughs> 你爸妈？ 妈妈直接觉得这个儿子也就这样了， <laughs> 不用催婚了。我觉得没有，就是我我不知道，就是我就觉得，因为我给他们有讲过，因为我觉得嗯，怎么说呢，就是嗯，我觉得我有自己的人生安排。如果他们非常想要一个小朋友，他们可以。 去去生，如果不能生了，可以自己再领养一个。但是我有的话，就是我自然会有，然后我就会很很很很很很乐意分享人生喜悦。但问题就是，我如果 <laughs> 对啊，就是我问题是我现在，假如说你现在希望我有一个孩子，那问题谁去养？我现在还在我的人生的，我还没有到那一步，因为这个孩子其实是先生出来以后就是我的责任，你知道吧？就是如果假如就是告诉你说我生出来，但是你养，OK 没问题啊。就是比方说，所有责任是你的。 那我觉得，那我可以帮你一个忙，就给你一个孩子，然后那你去养。但问题是我，问题是我人生中有我的安排，就是我有我的，就是我要过我的人生，就是不是，就是你，你就是你，你你人生的需求不能强加在给我的人生需求，因为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辈子，对吧？就是我不可能就是把我的一辈子过给你想要的样子，就完成你的，就是就是就就就不合适，对吧？因为就是，是，因为很，因为我觉得很多父母会怎么说呢？会绑架孩子的，会这么讲说。 我给了你生命，我生了你，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一点，就是你没有问我你要没有问我想不想被生，就或者说， <laughs> 是的，对，你要你你有没有决定权？哪个孩子是你想要生的？它可以是任何一个，对吧？它只是一个纯几率的精子和卵子的相遇，然后或者它一个纯几率的，就是啊，或者他他自己，比方说夫就是夫妻两个人就非常想要一个孩子，而不是想要你你这个孩子对。 对，就是就是他并就，而且你不是求他们带你来，就就是所以叫很多父母会绑架孩子，就是他们带你来这个世界是因为父母爱你，或者说父母想要有一个孩子，是父母的需求，父母有需求想要有孩子，他们想要有他们想要成人后代或他们想需要想要个孩子，然后他们有了你，然后他们也培养你的，培养到成人是因为他们爱你，然后你长大了呢，你你你你去抚养你的。 你的父母或者尽尽一些你的义务，是因为你爱你的父母，而并不是一个交易。是的，是的。就是就是，我就会觉得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交易就是一个一个流程，然后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我就觉得，嗯，我就觉得这是绑架别人的生命。我就觉得啊，我个人不不赞成这样的一个活法。哇，真的是 well said 呀！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 对，而且我也其实我也跟我我也我我，因为我我能感觉到我妈还是有点着急，因为我觉得国内还是觉得女生的话还是要尽早的，怎么说？因为我就完全不 care 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冷淡冷淡很久了，你也是知道的。然后后来，然后我就会说，我说我就已经跟他们谈过，我就说可能三十岁以后吧，这样。 <laughs> 因为我自己有个想法，就是因为比方说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期待，尤其是爷爷奶奶辈的。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他的人人均平均寿命就是五十五岁，或者五十岁。是啊，你说你二十岁不结婚，你人生就快没了。就是他们是有一个这种节点的，对啊，父母那一辈到六十五、六十岁，然后他可能就说，哦，那二十五岁 OK，就是他们有个想法。现在的平均寿命已经到八十岁、八十三岁、八十四岁了，那就是，那你的人生在延长，那你就，而且你的上学时间在延长。他们那时候，比方说你有一个，对对，他们有个高中文凭就觉得 OK 了。 对呀，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受教育的，因为现在世界在变化很快，然后呃，我们需要就是一个一个个一个人类个体就需要受很长时间的教育，然后才能够呃融入到这个社会环境里面。所以这个二十就长就是基本上有二十五年。对，这二十五年就是，然后你进入社会的时候，你得有个时间去寻找你的配偶吧，然后去去去去进入传统的这个婚姻生活，你想要的话，那你至少给他个五年吧，对吧？ 你你也不能就是我一下就是我从毕业以后第一天我就直接结婚。 就是那我那没有谈恋爱的过程嘛，就是就是谈恋爱也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经历啊。对呀，而且你谈恋爱，难道你当然也有可能有的人刚一谈恋爱立刻就觉得可以，但是你肯定有有一些问题啊，有有对吧？你你得给他一个过程。假如说你二十五岁学校毕业，然后你再给他五年，五年其实根本不算长啊，也不算就是啊，对吧？然后那你三十岁结婚，那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买大 Q P，that that's why I love you， <laughs> 就是就是你的这个。 当官就非常的 one hundred percent 就是 great。对，这真的因为就是你像你三十岁以后去订婚结婚，三十二岁生孩子，这就是一个现代的女性。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女生之所以比较焦虑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最佳生育年龄这件事情。最佳生育年龄在延在往延后啊，现在。所以作为一个这个对这个什么各种医学方面非常有研究的人，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就像我所说的，这个人均期望寿命在延长嘛，然后大家的这个生活环境在改善，然后食物的质量在改善，然后这居住环境在改善，然后那你的女生的客观上讲，的确生育的年龄医疗技术在改善，生育的生育的年龄大大延后了。就是你现在，我觉得高龄高龄产妇不是说三十七岁以后吗？就是对啊，但之前的高龄产妇可能三十岁，就可能是爷爷奶奶辈，就是因为因为当时要求件达不到。 现在医疗条件非常够啊！大家就是有一个孕妇，大家都是你看你又有什么工作有可以帮助你吧？然后你的一大家子的这个亲戚朋友们就把你当神一样供着，然后每天就是吃的喝的， <laughs> 然后就当神一样供。对呀，我就觉得就是你， <laughs> 就是嗯，我觉得我认识的美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大年纪，他们都父母都是三十五岁或甚至四十五岁生的，他们就是我觉得三十，我觉得四四十岁生之前生育都不是一个，就是比方这样说吧。 就是负责任讲，三十六岁之前生育都是一个黄金年龄啊！我觉得，就是你那么早生育的话，啊，嗯嗯嗯，当然是个人选择问题。Great！你现在通过通过这个对话，我整个人就是 relief 了不少。 <laughs> 对啊，你讲，假如就是说一个女性，啊，五十岁平均，比方说五十岁绝经吧，啊，然后那你那你五十岁之前，technically 你就就是你初潮之后都是可以都是可以啊怀孕的呀，然后就是。 如果你想怀的话，比方虽然说四十五岁之后可能压那个比较危险嘛，但我觉得四岁之前我觉得都没问题啊。嗯，我其实医疗水平就完全够啊。而且我觉得就是三十要三十五岁之前就是自然分娩，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压力啊。我就我知我现在我认知到的就是就没有任何压力，对，所以我觉得啊，嗯。 这也要说，这也需要补给我们听众补充一下，就是 Q P 并不是在这瞎扯淡，而确实是他的专业，还有他的一些那个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确实是这方面相关的，所以就是 Q P 非常的妇女之友。我 <laughs> 是人类之友啦。对人类之。如果男性朋友们有这些啊问题，你可以找我咨询。 <laughs> 尤其是男性朋友有任何问题，男性女性都可以，我是来者不拒。 然后什么，n s gender 也可以咨询， <laughs> 免费咨询，我们节目到最后变成一个中药中药类直播节目， <laughs> 好可怕，会被会被封掉的吧？对，啊，就就是就是，我觉得对，刚才我们就 argue 了一下，就是嗯，就客观上就是讲生育上讲的话，就是啊，没有一个需要你二十五岁之前结婚这么一道理，就很奇怪，嗯嗯，对，我觉得三十岁结婚没有任何问题，嗯，对啊，啊。 而且现在平均的结婚年龄就已经到了这个三十岁以上，而尤其是你，比方说，尤其是有硕士学历的女性，嗯，我觉得平均，我那天看一个报道，平均的这个，嗯，是美国吧，平均的结婚年龄都到三十三、三十二，反正是这样以上，对，就是就是就是啊。 因为你受教育时间就很长啊，你你肯定需要有一个你工作对，其实我觉得 make sense 呀，因为其实对啊，我觉得结婚其实可能大家对结婚的想法不一样，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因为 Q P 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就是 Instagram friendly 或者说，就我觉得一个人最终极的品味的体现就是你的伴侣。 嗯，你懂吗？就是你各方面，甭管你平时是你你你穿衣服什么，去哪个餐厅什么，你觉得你很有品味。但是你一个人最最终极的品味的体现，就是你如何挑选你的伴侣，你的伴侣最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知道，我我喜欢这个。所以我完全不能就是随便瞎找一个，因为我让我觉得很难受，就是跟我其他方面的一些 taste 不不不合适，并不是说非要长得帅或怎么样，这是一个多方面的。对。 而且就是你是决定一个人，就我们现在讲就是不是受压迫的，然后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然后，呃伴侣的情况，那那那你的话，就是你是在选择一个之后长达六十年，可以到，对，至少是五十年吧，五十年睡在你旁边 <laughs> 的一个人，就是你每天会见到的一个人。这个东西难道不会需要你至少花两年的时间去？ 去去去去去去想这件事情嘛，就是难道就是在你在一个月内你相亲了一次，然后你就能够做未来五十年到六十年的一个决定吗？我觉得会不会就你你你让你找工作都是需要二十年二十多年的一个学习，工作这样的，你我觉得那样的话就不太负责任。我觉得就是你 <laughs> 你靠一次，对。哎，我觉得你说的真的太对了，我完全的同意。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还是结婚需谨慎。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嗯，一个人得要适当的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随时的，而且啊，而且更多的就是要要依靠自己，啊，对，因为时代在改变，曾经可能就是说你是跟家族、家庭绑定的，嗯，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更重要，就是现在大家的个体意识都在啊，个体意识在在在怎么说增强，然后你你是。 作为一个个体在生活的，在在活你这一辈子的，然后你就是要嗯，靠自己，本身就靠自己，就 financially 靠自己，然后你的这个呃精神需求靠自己，伴侣，就是你，就是你伴侣也是你，伴侣并不是你，伴侣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你们俩选择在一起生活是因为。 嗯，以此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在本质上，你还是一个人在生活。对呀，这个我完全同意。啊，就是归根到底，你还是一个人的。就是你应该 responsible for your own self and your life。就是这个，是我就完完全全的同同意并且认可。而且我觉得你只有做到这一步，大家才能更好的彼此 respect。对，是这样。假如就是说，嗯，假如说你你想要一个北京户口，但你没，但你生下来没有北京户口。 那你自己去努力去工作怎么样拿到北京户口？这是这是你这是你的追求，但是对，而不是说你要找一个有北京户口的人，这样你就变成北京户口。对，我我同，但是当然，你一个一个一个方法实现这个目标，就找一个北京户口的人。但是，请不要把这件事情说成你是婚姻的追求，这不是婚姻的追求，这是你个人想要一个北京户口追求，这跟婚姻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哎，我们节目三观怎么这么正呢？我的妈呀，我这被我们这这这这突破三天际正能量的三观所震震惊了，真的。对呀，我觉得就是问题是你想要有钱，想要有富，我觉得这年头就是像 Q P 三观这么正的 Unemployed people 已经不多。Unemployed 真的是不多了，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认真讲，我觉得三观特别正的，然后有这些想法的人，基本上都在 Unemployed 的状态。 是这样，没有我确实我我完全我 one hundred percent 同意。我觉得你自己想要的东西，第一步你首先应该想的是你自己如何实现，而不是依靠别人或者依靠一些东西来实现。对，但你当然也可以依靠一些东西去实现，但是请不要打着婚姻、爱情或什么样的名义去。对的，那个真的很恶心死，真的受不了。我就想说，婚姻就是婚姻，婚姻就是两个人的彼此的爱慕、彼此的喜欢，然后结合在一起。 你你添加别的东西，那根本就不叫婚姻，那就叫买卖。请你就是下次相亲的时候，就说我是买卖相亲还是对、情你知道吗？其实如果他这样说我，反而会 respect，而且我可能会真的考虑这个 option。你知道吗？就他，比如说，如果有个男的跟我说：“哎，你有北京户口或者怎么？我们我们彼此是我们可以搭帮过日子，然后我是怎么怎么想的，然后我们怎么怎么样是一个契约婚姻。” 我觉得 Sure 真的对我来说是 OK 的一件事情。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告诉大家你的这个 expectation 是什么。对，就是你你你怎么想的，你就把它讲出来。你的需求是什么？你可以 offer，这都完全完全完全 OK 的。就是并不是在 judge 这个，只是说你不要把它裹在一个就是爱情的那什么里面。因为我我们就是突我就是突奶衣服，我就会被骗到，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投入很多。对对，就大家请就是。 <laughs> 就是 be honest，然后同时就是让我想到了很多，就是有些女生在抱怨，就是说很多男生就是说是以打着爱情的口号，其实就是为了骗，屁，嗯嗯嗯嗯嗯，对，骗炮，然后，然后对对，就是就是，所以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作为一个男生，我觉得我看这件事情，我自己，因为我我个人的话，我就会讲说，假如说你真的为了就是嗯。 约约的话，那请直接告诉他，你就是约。是因为别人。o d e x a c 完全完全的同意。因为别人也也也有人就是也想约，你们俩互相想约不就刚好吗？然后也没有别就有别的事情发生啊， <laughs> 就是就是纯约啊，就是你想约，然后我也想约，哎，那我们一起约一下。那你假如说我现在想要一个特别啊啊那个 romantic date，然后我想 romantic date，那我们就是 romantic date，刚好就是满足互相的需求。 那我我们我们我们不满足，就像就，比方说一个人想要 date，一个人想要 sex，那我们就先找下一家啊。等到对呀，我完全同意，就是对啊，你去就是你一定要明确的说出你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大家就是可以就是找彼此最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这样说就找不到人了，你知道吗？只是我们不适合。Exactly，你要是就是你说你要约，然后这才能够找到你真正想要的。 想要和你约的， <laughs> 就就人家想要约了，就要不然人家人家想要是 date，你想要约，那最后还不就是大家都在那扯一番，然后最后就是无疾而终，那不是而且就是骗，而且就是骗呐！就可能有的女生，而且因为我我当然男女平等，feminist，是这我 totally 的我完全同意，但是不得不承认，就是女性在很多方面，尤其是跟男性的关系，在这个父权社会确实处于弱势的一方。嗯，所以我觉得。 大家把话讲清楚，免得就是比如说你这样骗的话，真的我觉得女性就非常容易受到伤害。对，我同意这一点，而且很多就是我想说，就是这个事情不仅仅只存在于啊中国的某些男生身上。我在美国是，我见过的美国人身上也有。我有一个好朋友，美国的啊女生，然后嗯，还有一个同事了，就是他很喜欢人家，然后后面发现人家只是 <laughs> 也是就是只是约而已，对。 就是，就对自己又付出了很多。就是，我还是想说，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的话，因为因为这样到头来，这女生就很恨这男生啊，以后还吐槽大家劲啊，还很尴尬。我觉得对男生也不好。然后你索性你就直接说出你的需求。 然后就女生也知道你想约，OK，那我我今天我也想约，那我就约你一下。然后，对啊，就就是就是就是，只很直很就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东西，这样是最最容易实现自己想要需求的人。对 <clears throat> 我就是要 honest，otherwise 的话就是真的费费大周折转一大圈，最后可能还没达到你想要的目标，那还不如就不要这样。对的，这个我完全完全的同意。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节目完全就是。 只央视三八红旗手什么专业认证的三观，这的，我觉得我完全同意。就并不，而且我我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做到，就是不榨取任何人的需求。就你有任何需求，你只要说出来，我绝对不会榨取你。但是只是说我自己可能不是这样想的，或者对啊，对，然后或者我可能跟我不合适，但是我觉得你这样你完全 OK，你知道吗？你就是你怎样想的，你就完完全全你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问题。 嗯，或者就你结婚，你就是想要北京户口，或者怎么样，你完全可以说出来，对吧？没准儿对吧？哪天我比较对呀，对就同意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你 be honest 反而更 attractive，认真讲，就觉得你这个人非常的实在啊，当土我反正我是这样，我是这样想，就我们俩，我觉得我跟 Q P 都是比较喜喜欢这种特别 honest，特就比较坦诚的做事情。 对，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就总结一下，就我们说的是，就是从鄙视链这件事情引发，就是其实大家每个人不要太着急，然后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 focus on yourself，就是你自己有什么梦想你就去追，你自己想要的事情你就去自己去做，就 you should take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your soul， <laughs> 就是你自己 <laughs> 整个人生上的灵魂，是所有东西全部是你个人的责任，然后你。 不要从别别人或其他通过其他途径来找这件事情，然后呢，呃，就是啊，我好爱你这个这个， <laughs> sorry 打断，我好爱你这个总结，我现在在，我现在陷入到深深的这个深思当中，deep d <laughs> e e p thinking，deep thinking， <laughs> 是的呀，我觉得，因为你你之所以其实着急，然后去看那个鄙视链。 那些东西其实说白了还是一种比较的心理吧，就是你想看看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跟别人比较自己所处的位置。但是如果你 focus on yourself 的话，你不用以别人的坐标系来就是框架自己，就是你你你是你是 out of this 的，你知道吗？这并不是你是每个人都应该是 out of this，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体系和 timeline 和自己的坐标系。 啊，对对对对，你你有你的 time zone，就是我上次看。对的，然后你就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那鄙视链就是相当于是说，大家都在同一个一个逻辑里面，然后你有一个链条，但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小宇宙，你知道吗？是不一样的，嗯。天呐，我总结怎么这么好，我自己都惊呆了。我觉得好好，就因为我那，我因为我大家听的都是感觉哇，好棒啊！哈哈哈！哈哈！哈哈！感觉感觉我们俩都是另外的两个人了，对吧？ 观众已经不认识我们了， <laughs> 感觉瞬间变两个人生导师，对，是这青年学子讲长画，啊不行，我觉得被自己笑到了，太好笑了，对啊，这其实对完美的总结，嗯，行，我觉得就完美的结束吧，就这样，对，就这样， <laughs> 然后然后大家呃，这个节目的最后就是。 然 <laughs> 后这样征婚是不是不太好？有人， <laughs> 我们刚笔试完，笔试完相亲，然后说啊，我们要征婚，嗯，有合适的话还是要 contact 我们。对，就是现在， <laughs> 在，请说出你的需求，Celia。哎呀，我需求太多了，一时半会儿，对我这其实我也经常想，就是。 找对象应该找一个什么标准，你知道吗？因为我有的时候跟别人说标准，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fake，你知道吗？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假？为什么你你你你要求的人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那种，首先就是这个人本身一定要非常善良，就是不能有很多花花肠子那种。其次就是我觉得 flexibility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当下的，因为这个世界随时都在变，然后不同的环境也在变，我们的生活状态也在变。你像 Q P 之前还什么吃香锅这那的，然后现在突然就什么 vegetarian 什么的，但是所以就是说。 每个人其实他的，而且他整个的他的 daily routine 也完全改变了。就是我觉得这个适应性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你整个人非常就是 stubborn 或者活在自己的世界，你完全跟世界脱节的话，那相当于你未来十年就还是你现在这样子，知道吗？就是你现在这样子也许是 perfect，但是如果你不具备这个这个 flexibility 的这个能力的话，到将来你是没有办法就是不断的，你知道吗？就是。 keep up，对，然后这这个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对，然后而且我是非常喜欢那种，就是哎呀，这个感觉要求好高，因为我因为之前跟同学说，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我现在不是越来越不太喜欢那种特别特别能说会道的男生，就我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在我看来可能是嗯不成熟的一些言论。 然后我就觉得说，对我来说就非常的 annoying 了。当然，可能有的女生会觉得啊，你说的好好，然后我学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像 Q P 这种，就是他 <clears throat> 又很能说，他又很能说，但是呢，就是又能说到我点子上。但这种人几乎就是凤毛麟角。然后，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说，你你需要你发表观点的时候，你发表，然后呢，然后不需要的时候呢，你就安静或者能能够说白了就是能 listen，就我比较喜欢能 listen 的人。 对，就是能能听能听别人说话，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嗯。成熟的，然后懂得尊重别人，然后呃，听听听听听，当 listen 他人，然后啊，怎么说呢？嗯，对，然后然后同时还是要一个善良的啊，感觉没有对，绝种了。我有总结，没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 不要那么绝望，说不定深藏在我们观众中的某一个人， <laughs> 深藏在我们深藏在我们三个听众， <laughs> 没有没有没有三个听众里面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laughs>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善良人很多啊，我觉得我觉得你说的并不要求很高啊，我我听了一下，我觉得这样人真的很多啊，就是我觉得，但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假？就是你有没有觉得 c e c i a 明明是个爱慕虚荣的人，然后从来不谈物质条件什么？的，但是我真的不是。 我觉得这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是代表你很成熟。天哪！对， <laughs> 我们节目真的，就是这这这代表你就是你，我觉得这是成熟的表现，因为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也经常听别人讲，就是说那个因为因为现现在帅，就是因为老了以后就就或者很快就不帅了，就是因为。 帅不帅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人能不能懂你，对，是爱你？你是不是爱？对，然后你们俩在一起能不能很舒服？对，这我完全同意。你说你每天放一个这个花瓶在旁边，我当时说花瓶好好看了，但问题他不懂你，你不懂他，这两个人不是没意思吗？而且就是放着一个定时炸弹，就是天天都有小三什么的。 <laughs> 这个我完 <laughs> 对，我完全完全的同意。对，就是确实是我我完全认可，嗯。 所所以，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成熟的想想法，而且我觉得认真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呃一个条件，就是一个啊一个 listener。就是我觉得很多嗯男生到男人这样发的时我感觉好 stereotype，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男性，他就是一个能够沉得住气，然后能够能够听，去听认真去听别人的事情，嗯嗯，然后就是呃对很成熟，对这点特别好。 是的，嗯好，那我们就在愉快的相亲当中 <laughs> 结束，然后大家有任何关关于大龄产妇，然后不是男性女性，transgender 各种问题可以联系 Q P，transgender，Q <laughs> <laughs> P 可以，Call me c a i t l i n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那个 Call Q P later，然后 Q P 可以给大家咨询，好，OK，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 嗯，OK，好，拜拜，拜拜。